现在是高危险区。呃，过去鼻咽癌常。 常我我们在学生时代就一直被教导的，就是有六大症状。嗯啊，但是鼻咽癌在过去在台湾其实是还蛮特有的一个癌症。哎，它就是东南沿海哎特别高，包括广东、台湾这些地方。特别有的不是特别稀少的，不是特别少哦，是特别多。没有少特别多。对对对对对。那在早期，因为鼻咽这个构造哈，大家知道它是在头颅的正中央，是在最深的位置。请问鼻咽跟鼻窦是一样的东西吗？不一。 一样的东西， <laughs> 所以鼻烟在最正中心，在正中央，对，就是鼻子跟咽喉的交界。哦，你如果嘴巴张开的咽喉，你就把它想在咽喉的最顶端，然后在鼻孔进去的最末端。那应该在整个头颅偏下吧？对，对不对？头颅偏下方的位置，应该就是正中央的位置。所以过去如果说你没有，以是在鼻尖的正后方吗？鼻啊，你如果鼻孔哈往后。 沿着鼻子的这个通道往后的话，它就是在最最最后面了，最底最底部的位置。鼻孔的最底部的位置。所以为什么它叫鼻咽呢？就是鼻鼻部跟咽部的交界嘛，所以它叫做鼻咽。 那鼻窦不太一样，鼻窦是在我们鼻子的四周围，嗯，哎，包括眼睛的旁边这些，它是在比较表浅啊，大部分是在比较表浅的位置。好，那鼻炎长的这个东西会有什么症状？过去我们讲的六大症状哈，在中国人，呃，比较。 我我在我呃二三十应该是三十年前吧，当学生的年代。你现在讲的是医学院的必考题，是是？对对对对对，必考题。那个时候老师都一定会教说，你如果看到两边或者一边的脖子啊，特别是上颈部比较接近上面，嗯，肿起来，嗯啊不痛，嗯，因为这种因为它不痛嘛，所以这个病人都会拖嘛，因为他觉得。 对他来讲一点不舒服都没有，嗯，所以你看到单边的或者是两边脖子的上面肿大，嗯，那那种哦，就要你他他特别特别的小心，你要告诉他说啊，要给耳鼻喉科检查一下，好，那常常这个是早期啊，我我讲早期就是说，意思就是说现在。 这样拖延到这样子的程度的人，嗯，已经少了啦。好，但是其他的症状包括什么呢？我们知道鼻咽，既然它是鼻子跟咽喉的这个交界嘛，所以当然，耳鼻喉科为什么叫耳鼻喉科，就是因为耳鼻喉都是相关的嘛。耳鼻喉是分三科的哦， <laughs> 所以你你如果把它想在一起的话，你就知道说哦，可以，它的症状应该就是。 不外乎就是鼻子、咽喉、耳朵这几个症状。对对对对。OK，那我要现在反而我要比较强调的，其实是一些带血的问题。嗯，啊，就是清晨的第一口痰。嗯，或者第一。谁清晨会有第一口痰？有有有有有常。有有有有很多病人都告诉我，他早晨起来第一口。 吐出来的，呃，咳出来或者醒出来的痰，哈，它或者说，因为通常有些人会觉得鼻子后面有卡一些分泌物嘛，鼻涕鼻涕，哎，他就把它倒吸，然后从喉咙咳出来，嗯，然后咳出来里面，哎，看到有一些不管是暗红色的哈，或者是一些比较咖啡色的啊，对这些分泌物在里面，而且你会觉得说，哎，他经常都有。 嗯，那这个要小心了哈。然后金女兵有这一项，哎，对对对。然后第二个要注意的，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头部、颈部的这些构造，常常都是一些对称的，好、像我们眼睛有两个，鼻孔有两个啊，当然嘴巴不是了哈， <laughs> 耳朵也是有两个，对，所以它都有左右对称的之分。那第二个我要比较强调的是单侧，嗯，啊，如果说你的这种不舒服是属于。 单一边，不管你是左边也好，右边也好，你是单一边的。那这个其实我们都要小心。哪里的不舒服？譬如说啊，鼻塞就是固定塞一边。哦，固定塞一边。对。然后你的眼睛不舒服，像刚刚思伟提到的闷闷的、胀胀的感觉，也是固定都在一边。对。好，那耳朵也有关系哦，因为我们咽。 鼻咽的那个位置，在左右各有一个开口，那个开口我们叫做耳咽管的开口，嗯，那个那个会连通到耳朵的，嗯，所以耳朵的一些压力的变化，嗯，啊。 常常原因也是出自于鼻咽或者鼻部的一些问题。请问一下，耳鼻咽三个是有一个交汇处，是不是？会有会有相连通的。那那个地方是鼻咽吗？就是鼻咽。所以鼻咽它是连接三条主要干道，就对了。十字路口，对，一直到。 耳朵一边是到鼻子，一边到喉喉、口腔。对，我从来不知道哎。那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耳朵，如果你出现单边的症状啊，比如说你单边的听力损失啦，单边的耳鸣啦，单边的耳闭塞感，然后闷塞的感觉，好像隔了一层膜的感觉。嗯。这些我们如果有些耳呃呃这个经过医师的检查说啊，你有这个所谓的中耳积水啊，这些的症状，如果你是单侧，哎要。 特别小心单侧，对，哎，乳癌也是哎，通常都好发单侧，对不对？因为你只要是对称的构造的话，嗯，通常这种都是要特别小心单侧的症状。所以这样数完六大症状了吗？还没，哎、还说什么？还有两个， <laughs> 一个就是刚刚师伟提到的不明原因的头痛。 真的，而且频繁，而且持续， <laughs> 哎，持续频繁，而且这种痛它不会说痛到让你 <tsk> 很难过的痛，它是一种闷闷胀胀的那种感觉，嗯、啊，持续性的，嗯、啊，这这个就是所谓的不明原因的头痛。嗯，那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是一些所谓神经学的症状，啊，比如说有些人会出现一些复视，啊，就是呢你看东西看起来有重叠的两个影子，也许你看左边看右边，哎，看盲。 某一个方向的时候，奇怪怎么会有重叠的影子？我一直有一点点重叠，因为我有散光，不 <laughs> 要啦，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另外一回事， <laughs> 那是真的出现了很明显的复式，是你本来没有的，对不对？但是我要强调就是说，早期讲的这个上颈部的这些无痛的肿块啦，现在已经没那么常见了啦。坦白讲，现在的医学这么发达，大家就医又很方便。等一下，这就是我要问你的地方。然后我就上网查，我想说，哎，我要怎么样才知道自己有没有鼻咽癌？就上网查。 之后他说哦，通常要做电脑断层或核磁共振。我心里想说，一般人谁会没事去做电脑断层跟核磁共振？说帮我检查一下鼻炎，对不对？也很奇怪嘛。对，那那通常这些鼻咽癌患者是怎么发现的？OK，呃，通常就是我刚刚讲的这六大症状。嗯，还有就是靠你，如果去耳鼻喉科医师那边看诊的时候，耳鼻喉科医师会帮你提高警觉。如果你有提到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单侧的症状，尤其我们检查耳朵发现，奇怪，一个成。 年人不应该像小朋友那样子有所谓的中耳积水的问题，但是他出现了单边的中耳积水，其实这个我们就会用一个镜检的方法，就是其实就是很简单，我们用一个反射镜啊，就可以从鼻子从嘴巴里面啊去大致去看一下鼻咽的一个构造，嗯，看得到吗？呃，可以看得到，但是需要一些技巧，那么深，对，那么深，对，所以。 通常有时候耳鼻喉科医师为了辅助，也会也会做那个叫做内视镜哈，纤维内视镜，他就用一个软管子细细的啊，经由鼻子进去检查一下这个鼻咽哈。那要你们这种大医院才有设备啊，不见得哦，甚至于有一些哈基层的医疗诊所，其实都会有准备这种这种这种内视镜内视镜的检查。对，那当然它是非常简非常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不舒服啦的一种检查。嗯，那他就可以发现说，哎，是不是在鼻咽的地方有看。 到一些啊奇比较奇怪的一些变化，嗯，好，那刚刚思伟提到说这个什么电脑断层核磁共振，呃，应该是说。 如果你都没事，你都没去看医生，嗯，你要发现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你真的就是只能靠自费自费健检，对，去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可是自费你也不会不太会去做，你做肺部都做不完了，还不会去做到鼻咽，对不对？而且通常你要做电脑断层，你要发现这些有不好的东西的话，一般是需要打显影剂的。但是一般来讲，我们在做所谓的这个健检哈，比较不会为了。 应该是说你有特殊的原因，你会去打这个显影剂。那一般你只是自费去做一个健检，有时候它不见得一定打显影剂，所以也不见得能够发现。再来就是说，你这些影像学，你只能说哦，看到怪怪的东西在那里。你最后要确定诊断，你还是要靠所谓的切片啊，就是你一定要夹一小片送去病理化验。怎么切片？你告诉我在脑袋最正中央哎，不会不会，那个很简单的。大大家现在常常都被做过那个叫做快筛吧。 我我相信蛮多人被做过快筛，对对，你去看有时候怕医师怕流感，就会伸一根细细的毛，呃，这个这个小小的毛刷啊，从鼻孔就伸进去，有没有？伸进去有一点痒痒的、刺激的感觉。其实他在做一个快速筛检，嗯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流感的快筛。但是其实你鼻咽切片的话，我们只是用一个也是一样细细的夹子，也是经由鼻子进去啊，只是它会进到比较深的地方，当然会透透过一些简单的局部麻醉。 对了，啊，就喷喷药啦，放个棉枝啦，等等的，这样子就其实就可以在门诊，啊，在门诊就可以取得，我们叫取样，或者叫切片，啊，你就可以加一小块这个病理这个组织送去做病理化验。哎，鼻咽癌在我们台湾的人算不算多啊？呃，他大概在最近的十年， <laughs> 不好意思，我我不太记得。OK，嗯，十年内退出了十大。 癌症很棒啊！退出了，就是因为耳鼻喉科医师有这样子的一个，呃，我想现在街上耳鼻喉科医师越来越多，耳鼻喉科跟皮肤科是最多的了，就大家就已经啊都有警觉觉啊有在抓啊，所以也知道我们这里是盛行率非常高的一个地区，所以那。 那甚至于台湾治疗鼻咽癌的这个效果也是世界上有名的，是非常非常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你大概第一期、第二期的这个鼻咽癌在台湾治疗的话，这个这个存活率五年大概至少都有八到九成。听说是用放射治疗，对不对？有的时候需要加上一些化学治疗哦。对，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诊断，好切片诊断才是一个正正规的。 啊，确诊的方法。但这无论如何，第一步就是要先去找耳鼻喉科医师，就看一下吧。 <laughs> 他会帮你做初步的确诊。如果你真的有刚刚我们提到的单边的这些症状啊，那觉得持续的蛮久的，虽然没有太大的不舒服，但是你又觉得怪怪的，好，那你可以去做一个检查。我相信，即使是基层医疗的医呃的耳鼻喉科医师，他也可以给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OK，好，千万不要像我一样自己 Google，然后自己吓自己。 <laughs> <laughs> <laughs> 然后，呃，医师，我还有 Google 到一件事情是鼻咽癌的患者，男生比女生多很多，还有跟抽烟有很大的关系吗？ OK，鼻咽癌跟抽烟的关系其实并没有被完全的证实。嗯，好，台湾过去因为鼻咽癌病人多，所以他的研究一般会朝向一种叫做 EB 病毒。嗯，啊，对对对对对对对，EB 病毒的研究。嗯。但是事实上来讲，EB 病毒到底跟鼻咽癌之间的关系，到目前还是大家有一点疑问了哈。哦。就是说，呃，很。 那那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研究，其实，在健检，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有的他就会推荐你说啊，你做个这个 EB 病毒的这个这个鼻咽癌的一个筛检啊等等的。但是目前我们大家的看法是这样子啦，就是说你抽血验，并不能百分之百代表它。 就是有问题的啊，或者是没问题的，哎，或者是没问题的，因为所有的检验其实它都有这个准确率的问题。嗯，所以我们常常在门诊也会遇到有一些病人，他就带着他的体检报告来，他说：“哎呀，我的鼻咽癌指数偏高，那麻烦你帮我验的就是 EB 病毒是不是？那个时候那个验的就是 EB 病毒哦，对，所以我们就会简单的讲，就是说如果我用镜子看得到，我就镜子看；如果镜子看不到，为了再更进一步的确定的话，有时候我们会用内视镜，就我们刚刚提到先。 纤维内视镜，那经由鼻子里面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那这样子的结果大概就八九不离十，这样就八九成了，八九不离十。因为我们如果看到有怪怪的地方，我们一定会建议病人做一个简单的切片取样啊。那取样的结果，病理科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没有问题，这是一般的发炎啊，没有恶性的细胞在里面。 那就大家皆大欢喜啊，都很高兴啊，那病人也安心。那有些情况就是说，哎，他虽然指数高起来了，那么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报告，也做了一个内视镜的检查，确定说，哎，鼻炎看起来就还蛮平整的呀，也没有看到什么特殊的一个肿瘤在里面。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我们通常会建议病人三个月后再抽血看看。啊，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 E B 病毒到底它的角色，它它没有办法说，因为它高，所以我们就确定它。 有问题，所以现在医界并没有把 EB 病毒等于是呃，罹患鼻咽癌画上等号，因为比如说像人类乳突病毒跟子宫颈癌就这确定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嘛，对不对？那但是 EB 病毒并没有有到这样子的密切关系，对，所以但是呢，有也有比较确定的资料，就是说，当你 EB 病毒高，而且你已经确诊是有鼻咽癌的病人的话，嗯，当你治疗完了以后，嗯，那。 的 EB 病毒的指数会明显的下降，降到正常，而且呢，这些降回正常的病人，如果你在追踪的过程当中抽血发现它有增高的话，通常通常啊都可以找得到复发或者转移的迹象。嗯，所以它变成是拿来当做一个追踪，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 工具，嗯，好，但是你不能因为你去做了个健康检查，看到你的指数偏高，然后就自己 <laughs> 吓坏自己，一个礼拜都睡不着觉啊，倒倒不必到这个程度啊。但是我想给呃比尤克医师做一个进一步的确诊，应该是合理啊，可以做的。抽烟是还没有证实的吗？抽烟没有那么的明确的明确的相关性相关性呃，反而过去有些人认为，因为大家说啊，这个东南沿海到底我们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特别？ 的地方，后来大家就研究哦，有一些咸鱼，就是腌制的。所以，金宇兵是泡菜吃太多了 <laughs> 就就是腌制腌制类的。有些人也提出这个。 啊，那当然，目前比较有关系的，其实遗传也是一个因素。嗯，所以你如果家族里面长辈或者什么有有得过这个鼻咽癌的问题的话，其实还是要注意啊，因为你得到的机会是比别人要来的高的。了解哈，呃，所以呢，还是要请呃听众朋友呢特别的留意有关于鼻咽癌哦。虽然它现在已经退出了这个十大癌症了，但是呢，鼻咽癌呢依旧在台湾，尤其是在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上面呢，台湾跟 福建沿海这一带依旧是闽南地区，闽南地区高盛行率嘛，哈，还是要稍微的留意一下啦哈。但不要像我这样子自己吓自己。 <laughs> 好，那我要来请教一下医生了，因为我后来是在想说，天呐，那如果不是鼻咽癌的话，会不会是鼻窦炎呢？鼻窦炎跟鼻咽癌有可能会搞混在一起吗？还是完全不同的症状？OK。 其实它是不同的疾病啦，嗯，但是你说症状有没有可能重叠？那当然有可能，嗯，好，为什么讲呢？因为我刚刚提到一直强调的说，单侧症状要跟这个恶性肿瘤要比较啊，就是连在一起，对对对，但是鼻窦发炎其实。 当然，绝大部分鼻窦发炎可能是两边发都发炎嘛，哈，因为大部分鼻窦炎的原因可能是一些过敏的原因，可能是一些感冒的并发症啊所造成的，或者是你的体质本身有一些容易发炎的组织堆积，所以甚至有些人长鼻息肉啊，这些都是被归在所谓的鼻窦炎的范畴了。但是鼻窦炎有没有单侧的？也有啊，也有啊，所以我们也会强调说，你如果是单侧的这个鼻窦 的在鼻部的症状，鼻窦炎的症状跟等下等下，所以正常来讲，鼻窦炎是双侧还是单侧？比较多，比较多，双侧比较，双侧比较多，双侧都堵住，那你要怎么呼吸？用嘴巴，用嘴巴也可以啊，只是不舒服而已 <laughs> 啊，好可怜哦。对，那。 当然，就是鼻窦炎的症状跟刚刚还是有一些不一样。鼻咽癌的症状刚刚讲有六大症状，鼻窦炎的症状大部分就是刚刚，其实我一开始就提示我们了。我哪里？我讲了什么？异味啊，就你有感觉说，哎，那个味道好像怪怪的，对，然后好像闷闷塞塞胀胀的，嗯，有的时候这个痛，会一定会鼻塞吗？ 呃，不见得一定鼻塞啊，真的。哎，因为鼻窦的发炎，常常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鼻腔其实鼻孔呼吸是通到肺部去的，但是鼻窦它只是跟鼻腔中间的确是有一些通道开口，嗯，这些开口有的时候被堵住，你不见得会感觉到有鼻塞的问题，嗯，但是你有那种被压迫感。 嗯，啊，包括像在眉间，嗯，包括像在脸颊，嗯，啊，那有些甚至于是牙齿也有问题，啊，牙齿会觉得酸酸胀胀痛痛的，那有的人就是呃，如果他的鼻窦刚好是在比较深部的鼻窦的话，他的感觉会是在比较头头的顶部，或者甚至于是在头后接近。 颈部的地方的那种闷痛，对，所以它大部分的症状就是那种闷胀痛的感觉。嗯，啊，还有就是有一些会有鼻涕倒流啦、咳嗽啦，觉得喉咙一直有痰啦，等等这些症状。嗯，所以它这还有嗅觉啊，嗅觉也是鼻窦炎蛮重要的。闻不到味道吗？对，闻不到味道。哦。好，那那这点我没有。 <laughs> OK，所以这些鼻窦的症状其实跟鼻炎啊还是有一些不一样了。嗯，但是同样的鼻窦炎，如果万一是单侧的话，它其实也症状。 上哈，通常我们会想跟一般的那种感冒啊。 并发症不太会会，就是它会比较有特殊的原因，嗯，譬如说像一些霉菌，嗯，啊，如果他是一个小小朋友的话，我们第一个一定要找他的鼻子里面有没有自己塞异物进去，嗯，小猪猪啊，小电池啊，啊，小的这个游戏配件啊，这个我们通通都遇过，啊，卫生纸啊，什么花生啊，豆豆啊，什么都有，小朋友一顽皮他就往鼻子里头塞，那这种他一定只有单边的症状，因为他可能只塞一边，因为他只塞到一边。 对，他只塞到一边，取得出来吗？要想想尽办法要拿出来。 <laughs> <laughs> 有的小朋友就哭闹啊，对啊，你要跟他碰鼻子，他就哭闹。嗯，所以有的时候不得已的情况，甚至于还是要让他睡着了才能拿。是，对，啊，就是就稍微简单的这个镇静一下，让他睡呃，这个这个睡着了啊，我们再好好的拿。呃，因为拿的不好，有时候吸到气管里面去，就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啊。那成人就是刚刚讲的，因为不只是鼻炎长东西啊，鼻腔里面也会长东西啊，鼻窦里面也会长东西啊，所以你如果是单边的东西，你。 呈现出鼻窦炎的症状，那当然还是要注意这些可能性。OK，好，呃，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聊到了有关于鼻咽癌哦，再提到了一点有关于鼻窦炎的部分，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就是呃，这个鼻子呢是我们每天呼吸非常重要的器官。那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常常的鼻塞，或者是是你自己就闻到有一些异味，或甚至是你常常流鼻血，或者是你的鼻涕当中是有血丝的，这本来就不正常哈，不太正常。然后一直固定。 定是单边的也不正常，那或者是发现你经常性的头痛也不正常，或者是脖子肿大也不正常，哈，像这种状况的话呢，其实最好都是请医师来帮你直接呢，呃，看诊做个判断是最好的。我们在今天的名医科节目当中邀请到跟新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陈正文医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时间十一点三十一分，欢迎回到《名央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更新医院耳鼻喉科主任陈振文医师，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鼻咽癌跟鼻窦炎呢。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有关于耳鼻喉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大家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除了最近呢非常流行的流感之外呢，还有呢像是这个耳鼻喉科方面，比如说大家常常见的，比如说呃中耳。炎。 炎呐，或者是耳鸣啊，甚至有一些突然的听力丧失，还有鼻子部分呢。我经常遇到的是朋友有常年鼻塞的问题哈，或者是呢， <laughs> 哎，像我们制作人是鼻水流不停， <laughs> 好辛苦。或者是呢，喉咙有异物感呐，一等等问题都可以扣音进来，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我一直觉得节目当中一定要有耳鼻喉科医师，因为耳鼻喉是。 一般人最常会遇到的问题啊，对不对？所以没有耳鼻喉科医师怎么可以呢？ <laughs> 是。 <laughs> 我们先来接林小姐，你好，林小姐。哎，医生你好哈。我想问一下，因为呃，我是有过敏性的鼻炎，然后，然后医生就有开那个治疗鼻水的那个艾来定，嗯，还有鼻喷剂，是拿赛可的，因为我都很会鼻塞这样子。那我想问医生说。 呃，我有时候就是有吃有效，没吃又就会发作。那这个艾莱定跟那个拿赛可的那个鼻喷剂，我可以这样子常年一直一直服用吗？或者是说，呃，就是呃，服用到什么症状我可以停，然后怎么样？因为我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我好像就是。 已经很依赖它了，那没有我就会有那个症状，就鼻子就早晚就是会一直鼻水一直出来这样。那个林小姐，您的症状是属于季节性，还是说是几乎一年四季、一年到头都有症状？几乎都有，但是其实有时候夏天会好一点。OK，对，那它会影响到睡眠吗？呃，是有时候就是会不小心，就是好像就是自己觉得好像。 有时候会，鼻塞塞住就会咳醒这样子。O K，好。对。 呃，听起来这个林小姐讲的是一个经年性的啊，就是经常性的一个鼻过敏的症状了哈。那这个在台湾算常见，啊，什么原因呢？因为台端这个海岛型气候潮湿，哦，那常常空气品质如果不好，那它这些飞尘啊、粉尘啊、尘螨啦，常常是造成这种所谓的经年性或者叫经常性的鼻过敏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凶，嗯啊，所以我刚刚为了为了要强调的，就是说，如果你是经年性、经常性的，嗯，你还是可以抓到一些你某一些季节，哈。 特别是季节转换变化的时候，会特别的严重啊，像秋天转冬天啊，或者是冬天本来很冷，开始要转春天，这个交界的时候是通常是过敏会最难过的时候。所以刚刚小呃林小姐已经告诉我们说，她夏天气候稳定的时候好一点啊，这个所以这第一个我们先定义它到底是哪一型的这个过敏，那第二个要确认的就是说，如果真的是过敏。 你的这个体质其实基本上会跟一辈子的，嗯啊，所以你不太需要去这个呃寻求什么啊偏方特效。 啊，去去找啊！因为其实这些都只是啊，讲难听一点，就是说呃，你可能呃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精力，不见得得得到效果。通常我们在治疗这种今年性的鼻炎的话，我们会建议你，你把目标放低一点，嗯，啊，就是说你要让你的日常生活，特别是睡眠，嗯，不要因为你的鼻子过敏所造成的这个不方便，嗯，造成你的影响，包括你的工作、你的睡眠，这个是你的目。 标嗯好，那至于要达成这个目标，那就蛮简单的。其实林小姐已经告诉我们，一个叫做吃的叫艾莱，啊，它这个是一种抗组织胺，是新一代的抗组织胺，它是不太会造成嗜睡的症状的。是啊，第二个是喷剂啊，那喷剂的话，大部分都是一些类固醇的喷剂。对，所以这两个配合，其实也是我们目前在门诊上治疗这一类的这个过敏性鼻炎最常用的方法。那刚刚林小姐提到的，就是说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 停用，其实这个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吃的过敏，这个这个所谓的抗组织胺，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艾莱，它可以短时间吃，嗯，啊，在你的症状比较明显、比较严重的这一段期间，你可以吃个三五天、一个礼拜，嗯，啊，你就照吃。但是喷的呢，当你开始觉得过敏已经干扰到你的生活的时候，就请你持续喷，持续要喷，对，嗯，你持续喷一天，因为现在的这些喷剂都设计的非常好，它有。 附着力，所以它可以喷在鼻黏膜上附着二四个小时，所以你有可能一天只要喷一次，或者有些喷到两次顶多。好，所以你只要持续这样喷，通常这个效果它可以维持效果比较久。 啊，虽然它效果不会像你吃药那么快，嗯，但是它可以很久，嗯，所以你通常拿到了这一瓶，一般现在目前的鼻喷剂设计上都是喷一个月左右，嗯，所以你就把这一个月把它乖乖的喷完。所以医生，你的意思是说，它的标准不应该放在完全不用药物根治？ 根治根治是不太不太容易的，对，不太。但是标准可以放在至少我有药物可以有效控制，非常简单、非常方便的药物来控制这个症状，不让它干扰到我们的生活。OK，好，因为我觉得好好睡觉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钱小姐，你好，钱小姐，钱小姐你好，医生，哎，不好意思，让你长久。等。我第一要请教说，哎，我晕眩哦，啊，晕眩。 是看耳鼻喉科吗？嗯嗯啊，还有阴线，这样算阴线吗？我都好好的在外面办事情回来，嗯，一进到家里，万要要，万 <laughs> 一要开个收音机，哇，怎么站起来就一直晕了晕了？之前是有过一两次啊，但是好几年前，嗯，就没有啊。这次晕起来更厉害，会吐嘞，哦，吐。 OK，你会觉得房间转吗？还是地板会浮动？是自己觉得头很晕啊！那刚好中午有空去睡觉，起来觉得有晕晕不舒服。是，那晚上煮饭的时候，因为一半没办法停起来，就继续弄到我不行，一直吐，一直吐，吐到很。真的，持续这么久的时间呢？ 对，半天多。OK，你会伴随有耳朵症状吗？比如说耳鸣啦、闷塞感啦、听力的变化最近有点痒痒是什么意思啊？啊，只有耳朵痒痒是吧？他说是过，他说湿疹哦，看那个耳鼻喉科，他说是湿疹。OK，那我不知道这个音是什么原因。还有，等一下那个小朋友哈，两三岁可以用喷的喷的喷鼻涕，这个喷的。刚刚前面这位小朋友 <laughs> 是是是，好。 两三岁嘛，是吧？对，OK，好，谢谢你，我线上回答了哈。嗯，那第一个问题是眩晕，他提到的这个症状的确是蛮像眩晕了，哈，就是说他姿势在转变的过程当中诱发，而且他觉得持续的时间久。第二、第三个就是他觉得会有伴随一些恶心、呕吐的症状。嗯，好，所以我想眩晕这个应该是 OK，没有问题，这个是眩晕的症状。那是看耳鼻喉科，呃，可以看耳鼻喉科，也可以看神经内科。哎，就是基本上来讲，眩晕。 它是症状，就像我们的头痛，嗯，头痛也是症状，嗯啊，鼻塞，鼻塞也是症状，嗯，所以你造成头痛、造成头晕原因很多，嗯啊，这些原因包括了耳鼻喉科的问题，包括了神经内科的问题，包括了心脏科的这些问题，甚至于内分泌科的问题都有可能。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如果你会你的晕。 当时一直有一些耳朵耳鸣啦、塞啦这些症状伴随着的话，你可以先从耳鼻喉科看起，嗯啊。但是你如果觉得都没有，或者你伴随着反而是一些像走路不稳啦、讲话模糊啦、颈部肩颈僵硬啦。 伴随着偏头痛啊，如果是这些症状的话，说不定你也可以从神经内科看起。嗯，好，那其实我们跟神经内科都互相配合的非常的好，会互相转介。啊，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哎，仔细问诊了之后，觉得不像是耳鼻喉科的问题的话，我们也会转介到神经内科去。好，所以一般来讲，眩晕的问题看这两个科大概是没错的啦。OK。再来第二个，小朋友两三岁可不可以用鼻喷剂？ 可以吗？可以。我们刚刚用的是，我们刚刚讲的是这种叫做类固醇鼻喷剂。是是。好，那目前类固醇鼻喷剂在国内其实有蛮多种的。嗯。好，那其中有一种其实它有两岁以上的适应症。嗯。啊，就意思就是说，它两岁以上就可以用了。嗯。好，所以两三岁有有可以用的鼻喷剂。那你说啊，有一些它只有说五六岁以上才能用的，那那些怎么办？其实很多的药厂它是为了要。 啊，不愿不愿意去花大钱，嗯，啊，因为你要在两岁以上取得适应症你要花，你说另外要花很很对，你要做很多的人人体试验啊，等等的这些钱才能取得。那其实，在过去我们的这个临床经验上来看，其实你这些鼻喷剂，当然你不是说一年到头都在喷，偶尔喷一瓶两瓶啊，持续一两个月的时间，我认为是。 几乎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还是不要自己呃擅自买啦，要先去看过耳鼻喉科医师。来处方。那医师开给小朋友使用，这个是最安全的，就绝对不会有问题嘛，哈。好，这是回答你的问题。还有黄小姐，黄小姐你好，黄小姐请一下那个医生啊，就是我每次吃那个比较酸性的东西，比如像番茄酱啊、黑醋啊，或者是说让口气清新有含有薄荷的的那种东西，酸性东西。 就很容易分泌那个口水，那过一阵子就好了。 <laughs> 那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laughs> 啊，谢谢。 <laughs> 这个这个这不是人的自常自然反应吗？这应该是正常啊，正常反应绝对是正常。对，当然有些人的反应会比较明显啦。嗯，就是说他他受到这种，大家有没有听过望梅止渴？有啊，有嘛？是看到酸的，对对对对对。你听，你你光不用不用吃到哦，你光看到那个酸梅，你就开始流口水了耶。其实。 其实我们自己做广播节目，一我我自己个人的经验，觉得其实只要吃东西，它就会不管你吃的是什么口味，它就是会分泌口水了。因为你讲话的时候，就会多一些口水出现了，对。我再更深入一点去回答这个问题， <laughs> 好了。好好好，这个问题是这样子：我们平常在嘴巴在不吃不吃东西、不咀嚼的时候呢，我们的唾液腺分泌的是比较粘稠的口水。嗯。 啊，我们口水有两种哦，一种是稀的口水，一种是黏的口水。 <laughs> 那黏只是水分多寡而已吗？对对对，呃，当然成分你去分析是水分多寡，嗯，但是实际上啊，我们的这个唾液腺里面它就是有两种不同的分泌腺体，一种是黏的，一种是稀的。嗯，那么你只要平常不讲话的时候，它分泌的是黏的，嗯，因为它主要的是保护跟润滑，嗯。 啊，因为你要舌头保护我们的牙齿，保护我们的舌头。但是，当我们一开始吃东西的时候，它刺激的是稀的那种口水。嗯，所以你刚刚提到说，你吃到酸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口水分泌量，因为它是稀的，所以你会觉得量多。OK，它黏的，它就黏着嘛，所以你也不觉得量多。所以稀的东西多的。 那你这个时候分泌它这些吸的这个口水里面成含有的是什么？是一些消化酶啊，要要消化，它要消化食物了。哎，所以我我就是要告诉你说，你的这个症状其实医学上都有解释的。 <laughs> 哎，好，嗯，我们先接许小姐，许小姐你好，许小姐你好，主持人好，是，很好，就是我我是声带的问题哦，嗯，怎么呢？就是我大概我去年检查说我声带萎缩。 那后来我又换了一家医院，他说我不是我没有萎缩，啊，我有在做语言治疗。嗯嗯，那因为我我讲话我就是不能太太大声讲话，嗯，或是说跟人家用嘶吼，那我绝对不行，就是会会喉咙会痛。嗯，那我我现在是要就是治疗，我已经治疗大概三四个月了。哦，那这个还要再治疗多久？ OK，不过听您的许小姐您的声音好像没有很沙哑。我我当初去看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原因什么什么主诉去去看医生？对我我我这样平常跟你讲话是没有，可是我现在在讲，我的喉咙那个地方就开始痛了。嗯，就好像沙沙沙的那种痛痛的感觉。是有异物感吗？没有，不算是异物感。他他现在就是说我我是发发音不正确造成的。OK。 那就声带上也没有看到有什么结节啦、茧啦这些东西。我就是最近这一个月去。 再去做一次的时候，他说没有。是，嗯，好，OK，这样听起来应该语言治疗是您的最佳的方法了。是，好，那当然语言治疗，你说已经治疗进行了三四个月嘛，好，那我想三四个月，如果语言治疗老师您所去的那家医院的语言治疗老师他认为还是有需要需要再持续做的话，当然我们还是建议你遵从他的意见啦，就还是持续做语言治疗，因为听起来你的情形应该没有需要到手术的程度，嗯、那吃药可能对你的效果也。 不是太理想，啊，所以语言治疗就教你正确的一个放松，嗯，还有这个腹式哎腹式呼吸的一些方法，嗯，用这样子的声音来发音，其实对声带是有保护的作用。嗯，好，呃，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现在时间十一点四十八分，欢迎回到《名医课》节目现场。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更新医院耳鼻喉科主任陈振文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耳鼻喉科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听众朋友呢有关于耳鸣。 耳塞、和 <laughs> 鼻塞，还有呢各种这个耳鼻喉方面呢不舒服的一些症状，甚至是我们最近非常盛行的流感等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陈正文医师。我们客运专线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先来接张小姐，你好，张小姐。张小姐您好，张小姐。 <laughs> 啊，张先生。哎，张先生，好，没关系，你好，你好，我请教一下啊，嘿，我大概呃。 十十八哎，八九天前有喉咙有痛哦，喉咙痛痛，然后有点咳嗽。嗯，那去看医生，医生开了一个叫艾克艾克坦的啊，还是艾克坦，打都是甜很甜的。哎，对，还有一个药，那个喉喉咙的药药水是，还有一个消炎的，小小一颗，那个叫威尔 W E R E N，这个。 没有是优生，优生那个药厂出品的消炎镇痛的，嗯，但吃到没效啊，嗯，没效又去看第二个，是，我是看加医科的啦，哎，因为我们这附近没有耳鼻耳科，是，嗯，然后又另外看了几个支气管扩张那发炎的药给我吃，是，还是还是咳痰咳不出来，嗯，他那个艾克艾克痰。 怎么不能化痰呢？痰，呢？ <laughs> 是咳咳不出痰，咳不出痰来。好， <laughs> 我让那个医生回答你哈。谢谢。那个张先生讲的，其实最近还蛮常见的。嗯，我一个门诊大概有，大概有，我看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都都是那种咳痰咳不痰咳不出来，对，还蛮多的啦哈。因为最近流感还蛮盛行的，今年 B 型特别还蛮严重的，对对对对对。哦，有的都是班上啊，全家。 <laughs> 都一起来报道， <laughs> 我常常看到就是两个两个来的。哎，那你都没有感冒，你很厉害哎！你是啊，对对敲一下桌子。哎，乌鸦嘴不可以。没有我， <laughs> 你口罩戴两层就对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呃，这个已经看很。我帮你扣扣扣敲敲敲桌子。OK，好，这个目前蛮多的艾克痰，我我是觉得它还不错啦，就是是一个蛮不错的化痰药啦。其实痰就是一种什么，就是我们气管、支气管或者口腔咽喉里面的。 一些分泌物嘛，好，那你平常每每一天其实都有分泌物啊，啊，这些分泌物在你没有发炎。是。 啊，没有感冒、没有发炎的时候，它其实它是一种，你你几乎不会有感觉的。嗯。但是，一旦发炎了以后，它分泌物组成分就会不一样。嗯。这个时候，你就会造成你的不舒服。嗯。啊，从气管里面咳出来的就叫做痰。嗯。啊，从口腔里面分泌出来的就是黏液。是。啊，所以通常我鼻喉科医师一天到晚都在跟跟这些痰跟黏液奋斗。那他咳不出来该怎么办？是药物没有效吗？还是他咳的方式不对？还是你有什么样更好的建议帮助他咳痰？ 我是觉得说水分的补充。 啊，呃，因为这些痰其实就跟因为我们有时候身身体的这个代谢，尤其你要对这些感染，它要去排排掉这些呃这个呃受伤的细胞啦，这些废弃物啦什么，你还是需要一些水分的代谢，所以我们通常一定会告诉你说，你想要排痰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水分补充多，多喝一些。哎，除非你是心脏有问题啊，当然这个就不要啊。但是你如果是肺部、气管、支气管或者是口腔、咽喉这些问题，应该水分是蛮接的。请问水。 水分喝多一点，是把它让它冲下去，还是是水分多一点，它比较好咳？不是，对，就是它分泌的量会比较增加一点，然后会比较好咳出来。对，你就比较舒服一点，你比较不会被它的那个梗住的感觉造成你的不舒服。那艾克痰不是不能吃啦它当然它是一种发泡定嘛，就是你泡在开水里面，然后喝下去，的确是有些人觉得它蛮甜的。好，那当然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化痰的药啦。好，那痰化不掉，需要时。 间啊， <laughs> 需要时间，因为常常现在的感冒，大家都觉得说哇，我流感得了以后，怎么一直咳咳了快一个月啊？的确，有的感冒的病毒还蛮强的，它造成这些我们气管、咽喉的这些黏膜破坏掉，它需要一段修复期。在这段修复期，你可能都会感觉到有一些痰卡在里面啊，不容易咳。那有的医师的确像刚刚他说，哎，经经过第二个加医科的医师。 是开了一个所谓支气管扩张剂给他，那这个其实也是在促进他是不是比较容易啊把这些痰把它。 咳出来，排泄出来。我吃过支气管扩张剂，心悸的很厉害耶。有些人就是，但真的很有用，很强，很强。但对有些人他就是不适应，是对。所以给你的建议，大概第一个水分补充要够，第二个化痰药当然可以吃，嗯啊，甚至于可以配合一些支气管扩张剂，这是不错的选择。好，呃，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主持人医师你好，你好，我有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是我自己啊，就是那个。 那个鼻屎啊，就是如果有，就是它没有塞住，嗯，但是可能两三天我去把它，觉得有鼻屎挖出来抠掉，里面都会有血，有血，对，嗯，那个已经持续大概好几个月了，单边、双边、双边、双边，好。 OK，好几个月了，好几个月，大概三四个月有。好，第二个，第二个问题呢？我那个小朋友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流鼻水，请问要怎么治疗？好，好，OK，谢谢。我线上回答了哈。好，第一个是鼻屎的问题了哈，这个这个，哎， <laughs> 为什么最近都这个这个问题好像都我我都还蛮常遇到的。 <laughs> <laughs> <laughs> 也有人问你一样的问题，就对。很多很多很多。好，好，好。那这个这个鼻屎的问题，其实会反复这样子一直长鼻屎哈，其实还是跟我们的处理方法有关系。嗯，哎，因为我们去抠它，是。好，因为你抠它，它等于是那个鼻屎它。啊，鼻屎不是要用抠的吗？呃，它抠的那个范围哈，嗯，可能都是有一些发炎，有一些毛囊的问题嘛，一些问题，所以它会有一些分泌物，然后干燥了以后结痂，嗯，然后你才会想要去抠它，因为你会有点硬。 硬的东西在里面。嗯，那这个时候为什么我我刚刚讲为什么不要抠？意思是不要用手去抠了。嗯，你其实可以用一些很简单，如果你在药局可以拿得到一些眼药膏，金霉素啊、四环霉素啊这些眼药膏，或者就算你不用眼药膏，你用一些凡士林的那种油性的药膏，你用棉花棒沾了这个药膏以后，在鼻子的前面稍微润滑一下。嗯，啊，在它没有。 造成感染之前，其实你这样子去清理这些。 啊，所谓的鼻垢啊，或者鼻屎，会比你用手去抠来的好。好，常常手里面带有细菌，是的。所以你会抠了，或者用力方法不适当，它就有可能会有裂开、破皮、微血管破裂，所以你自然就会有一些血迹在里面。那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于这个小朋友早上流鼻水的问题。嗯，啊，首先要看看是不是只是温差大的这几天啊比较才会出现。 这种是属于那种鼻子的一个自然的一个交感副交感神经的反应，自然反应啊。对，就是说，他遇到天气冷，然后从被窝一个很温暖的地方出来，突然才进到一个比较冷的空气的环境的时候，有时候会刺激我们的交感副交感神经，它会导致一些流鼻水的症状。啊，如果它只是很短暂，早晨起来啊。 这个出现啊，短时间他也不吃药，他自己就好了。那温差大才出现啊啊，平常天气稳定了也就不会了。如果是这样子，我是觉得根本不需要吃药，或者是点什么鼻药啊、喷药啊，什么都不必了哈。O K。但是如果说是你觉得他的症状是经年累月都这个样子，那就有必要去给医师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可能过敏，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好，最后一位陈先生，陈先生你好，陈先生你好， 两位好，啊，呃，我我有一个问题，我是六十几岁，我姓陈啊，是，那我的长期啊，差不多好几年的嗅觉都是没有了，嗯，那医生都是给我负面，说不，大概是坏死了，怎么样，都无效了，怎么了哈，嗯，可是我有几次看医生啊，看到皮肤过敏或者是感冒啊，去看医生的时候，那服三天药以后，慢慢或服得一个礼拜的药以后。 那个那个嗅觉就强烈的恢复哦，那那有时候类，那我看那个药有时候是有那个什么类固醇，那个类固醇的哈，嗯，这种东西。可是既然是说神经坏死没有恢复希望的话，那为什么还会这样子哈？OK，不好意思，我只可以长余一分钟，可以让我恢复休息这样。好，我剩一分钟，我让医师回答你哈。好，我想这个嗅觉问题，类固醇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嗯，再来，你请耳鼻喉科医师帮你检查一下鼻部有没有构造上的问题，鼻中隔弯曲。 鼻黏膜肥厚、鼻息肉，甚至一些鼻肿瘤的问题，只要确认不是这些问题，我建议用类固醇的喷剂。嗯，是 OK 的，是没有问题问好，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都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但是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了，呃，各式各样有关于这个耳鼻喉科方面的问题呢，其实现在大街小巷都是耳鼻喉科诊所。是。 检查很方便，请大家呢一定要勤着去看诊，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的去买成药哈，这样子真的是会非常的麻烦。而且呢，如果是医师开给你的药，请按时、定时的服用它，不管是呃喷剂或消炎止痛药，通通都是一样的。呃，对于耳鼻喉科方面，就是要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耐心。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的感谢陈正文医师，谢谢。